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二百三十五集，现场并没有人受伤，但是会场却被破坏的一塌糊涂。洛涵坐在一群龙中，并没有受到波及，他伸手整理自己被吹乱的裙子，听到不远处。 有天宫的人吐槽：“我就知道，每次有龙族参赛，场子一定会被他们打坏。这个结界本来就是新修的，开会前天书院特意加固过，结果还是没用。”云雾奔腾，挡住了高台上的景象。等众人坐好，想回去看看现场的时候，支撑着擂台的孤峰发出轰隆隆的声音，轰然碎裂，山崩地裂，飞沙走石。 一片混乱中，一道剑光从碎石深处贯穿而来，带着深深的杀意和剑意。众多尊者本来老神在在的坐着，看到这阵剑意，惊得齐刷刷站起来。就连最高云层上的离歌金仙也睁开眼睛，意味不明的朝下方看去。这是谁的剑意？为何会有这么重的杀气？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杀意了，甚至有弑神杀佛之威。林青霄也确实用这柄剑杀过神，魔神便三次死于他的剑下。一个人影从乱石中飞出，虽然没有受伤，可是脸上露出深深的惊惧。圆形战斗力最强，姬环刚才照出圆形作战，林青霄同样照出冰龙。 姬环的年纪毕竟比林青霄高出许多，拼修为，林青霄根本拼不过姬环。姬环正打算乘胜追击，没想到林青霄拔剑，打出刚才那一道剑意，就是这道剑意震碎了整座孤峰。姬环在剑下仿佛看到了神魔坠落，姬环狠狠吓了一跳，本能躲避，他躲得快，没有受伤。 但是心中生出浓浓的恐惧，一旦生惧，就已经输了。尘埃散去，林青霄从乱石中慢慢走出，身上混着土和血。林青霄嘴角渗出一缕血迹，他侧脸将鲜血拭去。十招已过，还要继续吗？姬环盯了林青霄半晌，抬手对林青霄抱拳。 愿赌服输。姬环已经许久没有感受过恐惧的滋味了，而第二次带给他这个感觉的人，竟是一个一千岁的年轻人。这样的人注定不凡。对于这种人，要么提前交好，要么趁他年幼将他彻底折杀。如今众目睽睽，姬环不方便做赶尽杀绝的事儿。最重要的是，离歌明确表态要保林清霄。 有离歌在，姬环也没法赶尽杀绝。杀不了就只能交好了。姬环经过交手，已经彻底清楚，就算现在他不要脸面，强行抢来天地之位，等再过几千年，一旦林清霄升为金仙，姬环就再没有任何还手之力。与其最后灰溜溜的被人从地位上赶下来，还不如他自己让。姬环见好就收。 反正无论谁上台，都不会苛待金仙。他大可以继续做自己的逍遥散仙，没必要非和天地之位硬刚。姬环守诺退后，座位上哗然。他们先前都不抱希望，甚至觉得林青霄不识时务。没想到林青霄竟然真的赢了。他在天仙的时候越级打败了他的上仙父亲，现在他才是上仙初阶。 就可以连跨好几级挑战金仙。林青霄真的每时每刻都在挑战天界通识课本。金仙退场，场中一时静寂。先前林青霄已经打败了三个家主，败者自动除名。现在还剩两人，分别是昆山家主易修以及林山家主素隐月之父。素父是林青霄的舅舅。 众人皆知，现在灵山就是第二个灵家。素父没有动，一休看了看，坦然上前说：“请灵上仙赐教。”林青霄如今内伤颇重，这种时候上前挑战，乘人之危的意味实在太浓了。洛寒看着一休的脸就来气，简直恨不得替林青霄动手收拾这个乘人之危的小人。一休当然知道这样做不道德，但是那又如何呢？ 先帝就是一家人，昆山多年来享受惯了帝族的荣耀，怎么甘心拱手让人呢？所谓道义，不过是制定给弱者的。这个世界上，真正的法则是趁你病，要你命。林青霄没有理会身上的血迹，拔剑应战。这一战打得非常惨烈，一休招招下狠手，林青霄毕竟体力不支，不出一会儿，身上就全是血。 洛寒忍不住从坐席上站起来，快步跑到观礼席最前方。前方就是战区，有天宫的人拦着，洛寒过不去，只能焦急的望着林清霄。一休下手狠，林清霄下手也狠，最后就变成了比谁更命长，谁更能忍耐。一休越交手，心底就越吃惊啊！林清霄的灵力仿佛深不见底。 他真的只是上仙吗？不久前，姬环也有这个疑惑。林清霄从修为上讲是上仙，但是他的灵力已经远超童姐。先前他被挖丹，在绝灵深渊遇到西恒西恒为他补了一颗神珠。后来林清霄夺回龙丹，原璧归赵，体内相当于有神珠、龙丹两个能量核，而且龙丹经受了天雷洗礼。 实力更加强大，所以某种意义上，林清霄灵力是同阶之人的两到三倍。也亏是体内多了一颗神珠，即便林清霄经历了几轮消耗战，最后也耗过了一休。一休重伤，站都站不起来。林清霄也没有好到哪里去，浑身是血，白衣几乎被染红。全场都静默了，此时此刻，任何声音都是亵渎。 素父内心长叹，他没有上场，仅是看着就觉得无法忍受。潜龙在渊，终将一鸣惊人。林青霄这一生注定不凡。素父站起身，拱手说：“林上仙乃不世之才，我心服口服，不必比了，我认输。”素父从开始做到结束，最后默默弃了权。武山家主都认输。 其他龙族就更不敢轻举妄动，如今只剩下最高位的两位金仙了。离哥看向大鹏，笑着问：“大鹏金仙，九州会天地之位，你要争吗？”大鹏金仙微笑，离哥都这样问了，他还能说什么呀？大鹏就算是想争也没法争。别看他们龙族打来打去，对自己人往死里下黑手。 但是如果大鹏上台，一定会被另两个金仙联手拔下来。龙族的优良传统一向是他们内斗可以，但外人挑衅不行。一旦有外族人试图上位，龙族各大山头就会暂停撕逼，一起来撕外人。最终，大鹏金仙笑着摇头说：“本君不喜俗物，来九州会。” 只是为了见证新一任天帝诞生，其余打算是没有的。你们按原本的章程走，不必考量本君。第三位金仙也表态了。天宫负责主持的官员敲响魁鼓，问：“可否有人继续挑战？”四座接近，主持官员待等待时间过去后，脸容震秀，在声音中含了法力，一层层向外传旨。 九州会礼毕，新任天地长。层层铺开的云层上，各族继承人走出坐席，齐齐对中央行礼。风雨家低头，按照凤凰族的礼节行肃拜大礼，恭迎天地陛下。封锁终于结束了，洛寒冲过警戒线，连忙去孤峰废墟上扶灵清宵。 洛寒靠近后，一碰林青霄，在他身上摸到了一层层的血。他的手掌冰冷。林青霄握住洛寒的手，另一手撑着剑，使力，慢慢从乱石块中站起来。四周是浩荡人群，万国衣冠，昌河长空。恭迎天帝陛下！林青霄一人力战群雄，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。 成了天界新任天帝，继位大典定在来年元日。天帝选拔赛是各国继承人参加，但是继位大典就必须是各国正主来了。三十六重天这么多势力，不说天宫这边的安排，便是各位元首赶路也需要时间。国王和太子一起缺位，这么大的事，总得提前把国内事务安置妥当，免得另生枝节。 再说，林青霄重伤也需要闭关静养。林青霄虽然还没正式登基，可是平日起居已经留在天宫了。洛寒端来药，用汤匙慢慢搅动，动作非常熟练。自从我认识你以来，你好像一直在受伤。我原本不会给人喂药、包扎，因为你，我全会了。林青霄接过洛寒手里的药，不甚在意地说。 没什么妨碍，养两天就好了。听听这说的叫什么话呀！洛寒知道劝不动，也懒得再费口舌。他等林青霄把药喝完后问：“你身上的外伤怎么样了？”林青霄把碗扶空，一挥手，琉璃盏就轻轻落回桌子上。林青霄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想了想说：“不知道。”“不知道。”洛寒惊了：“你自己的伤势，你说不知道？”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，我怎么知道你想问的是什么？这个回答就很杠精了。洛寒杠遍天下，还没有人能给他挑刺儿。他含着笑说：“你不配合，那我就自己看啦。”林青霄极淡的点了下头，一本正经的说：“好啊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。 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